八月二十二号啊，我应邀看了这个《敦刻尔克》的首映式。说句实在话，这是我第一次有我爱看的电影邀请我去看首映式，是吧？以前也有人邀请，但是电影哎呀，我实在是不感兴趣。就是说我爱看的题材啊，这个国产电影啊，很少拍。我爱看什么题材的电影呢？就是战争，然后你比如说反恐。 然后你比如说警匪，然后间谍，我就爱看这些东西。就是总之得开枪，得热闹，得打啊！M 零零零七啊，碟中谍，伦敦陷落呀，白宫陷落呀，我就爱看这个。然后就是这些战争大片，钢锯岭啊，拯救大兵啊，像这个敦刻尔克，这是我一直想看啊，我就去看了。看完之后的感觉是什么呢？首先说啊，没有我想的那么热闹，是吧？因为我原来以为它是那种全景式的记录这个敦刻尔克撤退的这种。 片子就像那个《血战钢锯岭》后半部分似的那么火爆，但是如果要是奔着这个动作去的，奔着打去的，那可能它真的没有那么火爆啊！甚至它全程连这个德军都没有出现，只有最后英军飞行员被俘的时候出现了那么几个德军，还是虚影啊，拿枪对着他后背。这个片子呢，贯穿整个片子的就是呃一个词儿 “home 家”，就是无论如何。 这四十万孩子要回家，要回家，要逃离敌人的魔爪，就是怎么能让这四十万人回家，这是最关键的。当然了，咱们这个翻译的时候，把这 home 给翻译成了祖国，都是祖国，祖国这些个士兵看到那个。 各种各样的小船组成的救援船队过来了，非常兴奋，放下望远镜就欢呼轰，家来了，能接我们回家了。”然后这些士兵们回到祖国，大街上随便拿吃的，随便拿喝的，拿毛毯，一个个淋得跟水鸭子似的，拿毛毯擦干了回来，坐火车去各地的兵营。 然后这些士兵说：“说你看咱们这么狼狈的逃回来，枪可能都没带回来，枪都搁在这个码头上，整整齐齐的摆着，等着德国人来捡。说咱们回来是不是老百姓会啐咱们？结果一下火车，老百姓兴高采烈的围上来，欢迎你们回家，你们终于回来了，回家了。那都是贯穿的，是这个主线。就这几十万人要回家，回了家才能保家，对吧？都在沙滩上拼死了保毛啊！丘吉尔说了，那就靠童子军来保吧。另外一个就是。” 整个这个电影啊，就是它贯穿的这个音效特别的棒。就是心脏不好的人看这个电影要小心。音效、怀表的滴答声、引擎的轰鸣声、心跳的噗噗声、隆隆的炮火声，这些个音效特别棒，就跟那个理发店门口那个不停转的那个那个那个圆柱似的啊，一直在这个转啊，而且就是它它这个音音效声一直啊不停，一直在不停。其实。 他为什么要设计成这种音效？就是敦刻尔克海滩上这四十万士兵最准确的这个心理描写：无奈的等待呀，啊，无尽的希望和失望，突然间就发生的险情，生命的脆弱，死亡的无常，等等等等，让你的小心脏都快跳出来了。所以，他这个片子配乐特别棒。这种音效声什么时候才停止？就是船到了英国，停止了，危险结束了。 所以这部片子特别不同于以往的战争片，极其内敛，但是呢内力无穷，只见树不见森林。甭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这部电影啊，牛逼大了，确实是没有人像这个导演诺兰那样敢拍摄这种类型和这样的规模的这个电影。 一般来讲，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一个贬义词儿啊。一般的这个战争电影呢，会千方百计的把背景信息告诉观众，比如片头加上解释的字幕。敦刻尔克的开场也有字幕，但是呢，不提供任何关于这个。 了解全局的这个信息，所以战争片儿不可或缺的将军们齐聚一堂商讨战略战术，领袖叼着烟卷在地图前走来走去，这个根本就没有。所以他是把这种战壕的真实发展到了极致。双方的领导人丘吉尔和希特勒一秒钟都没有出现。英国远征军统帅戈特，军长亚历山大，师长蒙哥马利。 德国那边十九军军长是吧？古德里安啊，第七装甲师师长隆美尔一秒钟都没有出现。电影当中出现的级别最高的军官是一名英军少将，出现了几秒，就是几句台词主要就是一个英国海军上校和一个英国陆军上校，就这么两个人。而且这位陆军上校呢是有这个。 真实人物的。他在这个片子里面叫博尔顿上校，真实的人物呢叫克鲁斯顿。他撤退的时候船被击沉，牺牲了。如果你不了解历史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其实也不要紧，因为你看这个片子的时候不会感觉到有任何历史知识的匮乏。如果是宏大叙事，你反而会有匮乏。 对吧？你就是不了解这个敦刻尔克大撤退，你也能够体会海滩上战士们那种惴惴不安。所以，这个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一部战争片但是，你比如像我这种了解历史的人，我把它看成个战争片你不了解，你把它能更能看成一部悬疑片甚至惊悚片最后，这帮哥们儿回去了没有啊？是不是都被德国人给干了？反而更有悬念。 优秀的战争片啊，都会反映生命如草芥的残酷。这个片子当然也不例外了。但是他的手法呢，跟那《拯救大兵瑞恩》截然不同。《拯救大兵》身边的这个战友的死亡啊，惨不忍睹；而《敦刻尔克》这个死亡是快速的。 根本就没有近景和特写，就跟踩死个蚂蚁一样。那你比如被德军炸毁的军舰，一眨眼就沉了，没有给你抒发这个泰坦尼克那种悲情的时间。咵，一艘船就沉了，这一船人就没了，就这么简单。但是呢，它不是从一个士兵的角度反映这个事件，而是全景式的呈现了陆地、海上、空中三个角度。对三方人物也没有统一协调，海上的救援船对于空中战机的判断。 完全基于自己的经验，海滩上的士兵呢，也不知道有多少船、多大的船，什么时候会来营救自己。空中的战机需要面对的最迫切的问题是，燃油还能够坚持多久？就跟德军的炮火什么时候到、有多猛烈，自己会不会丧命，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 这个而且都是随机的，逃得早也未必活命，这也是跟这个泰坦尼克号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个影片呢，天才的展示了这种状态，对于下一秒即将发生什么完全不设防。它实际上主要是刻画了一对儿这个英国父子驾驶着自己的小船来这个。 敦刻尔克救水手、救大兵，一个飞行员在敦刻尔克啊，就他们三架飞机去打德国飞机，还有一个新兵蛋子，千方百计的想这个找机会逃走啊，结果这新兵蛋子两次上船，船都沉了啊，最后还是跟着大部队一块撤回去的。那个飞行员倒是啊，三架飞机出海作战。 党机没怎么着呢，就被击落了。然后那一号机、二号机也都被击落了，二号机还迫降了，一号机最后倒是打下了德国飞机，也在海滩上迫降，飞行员还被俘了。所以整个这个片子乍看起来是弥漫着失败主义情绪，一点都不光彩。但是呢，特别。 好的，交代了这个海滩上啊长达一周的时间发生的故事。他把这个多视角啊玩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是呢，拒绝采用了无所不知的上帝视角。如果说是换一个人拍这种题材的常规战争电影，起码应该出现希特勒、丘吉尔吧？这个片子里不但没有希特勒。 甚至没有出现一个德国兵。有人说呢，这是太刻意了。实际上，他是用第一视角来拍，都是这个几十万撤退的英法比联军的视角。你想啊，这几十万大兵在海滩上那一周，分分秒秒会葬身在德军的炮火之中。他可能真的看不到德国人影。要真能看到德国兵，那就直接投降了，啊，那就直接被俘了。不让这个丘吉尔出境呢？ 这也是导演刻意的选择。他这个影片以英国首相著名的演讲作为终结，但是呢，没有用丘吉尔的原声或者画面，包括没让演员扮演，而是让代表观众视觉的这个小战士在列车上读报纸来间接反映，用普通士兵、平民艺术来反映。 为什么呢？就是历史是由成千上万的无名小卒创办的。所以这个这个片子啊，看完了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英国的主旋律的电影。包括这个去救人的那个道森先生，这个和他儿子啊身上呢，他代表了成千上万的普通的英国人。道森先生是有航海经验的人，开了一艘家庭玩的小船游艇去救人。应该这个小船是交给英国海军的，他拒绝了，他说船可以征用。 还得征用船长，他儿子跟着跳上船，说还得征用船长的儿子，一家都去去敦刻尔克救人。后来通过他的这个聊天，大家才知道他为什么要救人，因为他的大儿子加入英国空军牺牲了，他要给他儿子报仇。但是非常冷静，没有一丝的冲动，他完全知道这一趟多么的危险，但是呢，没有带上悲壮色彩，而是呢纯粹的英国绅士风。所以。 这个这里边的每一个演员啊，都特别演的特别这个好，导演更牛逼，他征用了十二艘参加敦刻尔克救援行动的私家船，发电机行动一共八百七百多艘私家船啊，从英国驶向法国，救了三十多万人，是丘吉尔预估被救人数的十倍。整个这个电影唯一的这个煽情点，就是云雾散去，上百艘私家船出现在银幕上。 当兵的一块砍，轰！你这个时候就顿悟了啊！我靠，道森先生不是单枪匹马，英国百姓的化身，而那个这新兵蛋子叫汤米，他就是那四十万敦刻尔克士兵的缩影。所以，这是一部英国主旋律电影，带有典型的英国的特色，不张扬，不高调，收着来。这样一来，观众被感动，是这种从内心向外渗透出来的感动。 不是那种很热闹、很火爆、美式那种英雄主义。而在这部片子特别有意思的是呢，这个演员都是英国人，就是原来一般英美之间都是这种美国明星操着伦敦腔演英国人，这一次呢不是了。 演员都是这个英国人，所以真是毫不夸张的讲啊，这部片子是拯救大兵瑞恩以来的最好的一部战争片呃，演的特别的逼真，又特别的那种就疏忽就不见了那那那那那么一种感觉啊。它不是一部纪录片但是它最大限度的还原了那场。 撤退，所以这部片子呀，真是值得每一个人坐到影院里，花上一两个小时的时间，认真的用心去体会。